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八十七集，红莲妖王一直含笑听着他们来往，听到这里，他笑着问罗涵：“姑娘如此貌美，怎么就想不开要成亲呢？他们龙族性格无趣。” 只知道修炼，还把妻子看得很紧，嫁给他们多没意思呀！红莲妖王语不惊人死不休，这话一出，满座皆惊。妖族还停留在无政府状态，故而根本没有伦理、律法，甚至道德观念。对他们来说，交配是本能，婚姻才是束缚。林清霄的脸色已经冷了下来。 在座另一个龙族叶崇玉听着也不甚高兴。洛晗挑了挑眉，惊叹：“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妖族的思想还真是不同凡响。”洛晗委婉的说：“仙界和妖界观念不一样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既然婚姻制度能流传下来，想来总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吧？”红莲妖王撇着嘴嗤了一声，说：“ <laughs> 哼，无趣。” 难得在魔界见到两个美人，竟然都要成亲。这回叶崇玉的脸色是真的变了。这里是他的婚宴，红莲妖王所说的另一个美人显然是云梦寒，那这就更奇怪了。红莲妖王什么时候认识了云梦寒呢？看语气，他们似乎还很熟悉。这大概就是魔界的习俗。 魔族男人以妖界的开放要求自己，却以仙界的保守要求女子。雷烈王见叶宠玉表情不好，不想让他在大场面上闹出来，当即转移话题。我就问林家主大名，这段时间听说了许多林家主的事迹，我本以为林家主该是个脾气暴躁之人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倒和传闻不同啊。林清霄不紧不慢地说。 谬子，雷烈王倒和我想象的相去不远。哦，雷烈王饶有兴致的问：“你为何要打听我呀？”巧合而已。林青霄说：“前段时间发现了很多凑巧的事，正好我闲来无事，就略微查了一二。”雷烈王脸上的笑容一凝，眼神中倏忽闪过锋芒。叶崇玉可能没听出来。 可是雷烈王知道，林青霄说的是叛魔的事儿。叶崇玉逃出中山后，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不公平，其中有些是真的，但更多的是雷烈王安排的。雷烈王安插了许多流氓地痞，又准备了许多引子，一步步引导着叶崇玉弃仙入魔，奔赴魔界，为他所用。雷烈王做这些事时，自然提前准备了许多，收尾也非常小心。 但是他没想到，还是被林青霄知道了。叶崇玉是个外强中干的花架子，想不到他的兄弟反倒是块硬骨头。雷烈王对叶崇玉动的那些手脚都在暗处，虽然雷烈王不在乎，但如果被叶崇玉知道，毕竟有些麻烦。雷烈王还有许多安排没有派上用场，他不想在这种时候功亏一篑。雷烈王见好就收，不再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而是笑道：“今日我们只谈风月，不谈正事。啊，我们这次前来是为了参加新人婚宴，可不是为了听这些扫兴的话的。我们就此打住吧。 <laughs> ”林清霄点到即止，他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，示意雷烈王收敛些，却并不打算现在就撕破脸。这大概是双方共识，他们都知道这次宴会必不太平。 可是，在时机到来之前，他们谁都不想过早暴露。雷烈王说：“叶崇义是本王的心腹，他的大婚无异于本王大婚。雷烈城许多年没有过这样的盛事了，这次叶崇义大婚一定要大办特办。”红莲妖王和林家主这是第一次来魔界吧？本王明日准备了盛宴，召来上百名魔女来助兴。啊，你们二人一定要参加。 好好见识见识我们魔界的极乐之地。 <laughs> 洛涵可耻的心动了，魔族女人跳舞听着就很刺激。他正要半推半就答应，就听到身边林清霄说：“婚姻是人生大礼，应当庄严，这种宴会恐怕不妥。”洛涵笑容当时就僵住了。殿中其他人听到也是类似反应。雷烈王哈哈笑了两声说。 哈哈，林家主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我们魔界的习俗，在魔界婚礼前几天要放开了享乐，要不然一成婚无忧无虑的日子就结束了。所以无论男女，婚礼前三天尽可放肆，无论做出什么都不记错。林青霄点头应了一下，说：“仙界没有这个规矩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”洛寒低咳了一声，说道。 嗯，入乡随俗，雷烈王盛情邀请，我们不去恐怕不妥。他这样说着，另一只手用力捏着林青霄的手，林青霄迫于无奈，只能勉强退步。好吧，略看看歌舞上课。洛寒安慰自己，好歹他同意参加了，没有从一开始就推掉宴会。他慢慢松开林青霄的手。 而他手刚一撤离，就被林青霄的手掌反扣住，牢牢压在袖中。仙族的衣袖都宽大，他们两个人的动作掩在衣服中，外面倒也看不出来。洛寒抽了一下，没抽出来，他不好意思动作太大，只能随他去了。林青霄是唯一的异类，除了他，在场所有男人都乐见其成。 林青霄松口之后，店里其他人笑着将场面圆过去，气氛又恢复热络。红莲妖王对这种宴会极其有兴趣，不断询问细节。林青霄坐在一边，越听越皱眉，伤风败俗，显廉寡耻。他怕再听下去会带坏罗涵当即咳了一声，问：“除了宴会，还有其他事情吗？”雷烈王对这个问题很奇怪。 宴会本就是寻乐子来的，还该有什么事情啊？好，林青霄点点头说：“既然没事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”林青霄说完，都不等雷烈王回话，便拉着洛寒离开了。雷烈王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良久后摇头说：“怪人。 <laughs> ”红莲妖王深有同感。 没错，太无趣了。洛寒和林青霄走出正殿，林青霄一直没放开手，洛寒只能由他拉着，走在魔界曲折的甬道上。林青霄似乎在想什么事情，洛寒走了一会儿，低声问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”林青霄安全意识很高，身边总带着结界，洛寒也不担心说话被其他人听去。 林青霄手指摩挲着洛寒的手背，说：“我也在想婚礼的细节，他们这个布置不好，太乱了，时间乱，场地也乱，看来还是要提前下请帖，场地也要辟出专门的宫殿。”洛寒吃惊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婚宴？谁的婚宴？啊林青霄意外的看了他一眼，自然是我们的。 洛寒眼睛瞪圆，声音都开始飘忽。我们的婚宴？对啊。林清霄皱眉，本能觉得有些地方出错了。婚礼是人生大事，容不得有错。越早准备越好。你若不想太早成婚，我们可以等一等，这都无妨。但是婚礼准备却宜早不宜迟，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洛寒震惊了，他错愕良久，怀疑的问。 我们难道不是在恋爱吗？对啊，林青霄同样觉得很诡异，所以要准备婚礼。对林青霄来说，恋爱和成婚就是一个意思。洛寒答应就等于接受他的感情，这就等于缔结婚约。感情和契约向来是同步进行的，在没有成婚的前提下发展感情，这岂不是不负责任、欺骗感情？ 洛寒瞪大眼睛，和林清霄良久对视，彼此都觉得对方大概疯了。洛寒抿了抿唇，尽量委婉地说：“我以为，刚才你和雷烈王的话只是权宜之词。”“当然不是。”林清霄脸色冷淡，沉声说：“我从来不说假话。如果我不认同或者做不到，从一开始我就不会说出口。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 洛寒同样觉得惊诧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确定恋爱的第一天，洛寒发现她和她的仙界男友需要解决的第一关是两人的恋爱观差异。她的男朋友姿容绝艳，白衣胜雪，聪明上进，谦和有礼，哪里都好，唯独在一些思想上有些保守。洛寒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解释说。 我不是说你的想法不对，你对我们的感情这么认真，我很感动。但是这种事真的不是这样发展的，太快了，哪有第一天表白，第二天就准备婚礼的？疯了吧！林青霄依然默默看着他，那种眼神让洛寒愧疚。洛寒受不住了，赶紧解释说：“你不要觉得内疚或者是自责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。” 产生误解再正常不过，隔三岁还有一个代沟呢。我们之间不仅隔了一千岁，中间还有文化差异，对婚恋的理解不同，很正常。林清霄并没有被安慰到，他挑了挑眉问：“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？”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洛寒语气慢慢变弱，试探地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要不我们先以恋人相处，慢慢磨合。” 如果合适，最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谈婚论嫁的这一步。洛寒说完，没忍住加了一句：“我们都还年轻，没必要这么早就计划这件事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